哥，村长一家和郭阿池已经押到指挥部的临时审讯室了。旅局和省厅的陈处长也在。那些制毒设备和毒品呢？都拍照取证，全都收缴了。啊，干得不错，忙去吧。是。马翔，哎，燕哥，江婷呢？在车里。回来的路上，伤口就已经处理好了，不过人看上去很虚弱。 我去看看，你盯一下后续工作。 不，那是真正的生死一线，可能只要再迟几秒，弯曲到极限的筋骨就要折断了。你是有多恨我，江婷？ 就是想用这种方式，让我每天每夜里悬着心，最后一边想着你，一边把自己活活折磨死，是不是？你给我说话，江婷，抬起头来，看着我。我已经都知道了，什么都知道了，你还想要我怎么办？啊？ 学城》怀上原著，《猫耳 FM》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《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》《破云》第三季第十三集。 我为什么不能在？你以为我会？哦，江婷背叛我了！原来她一直都是骗我的，然后就安安心心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。你以为拿枪一指我的头，我心里就能干干脆脆一刀两断，从此再不想你了？你爱我，死活拖着，挣扎着往前爬，想保护我，难道我就不想保护你吗？ 我想跟你一起，从战场上手拉手凯旋，再不济，肩并肩马革裹尸，你不明白吗？江婷，我曾经把你撇在身后过吗？我曾经因为犯罪分子太凶狠，案情太复杂，就故意不告诉你线索，让你在后方为了等我而焦虑难眠、食不下咽过吗？ 都过去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我们回家啊！你身上浑身都是。 很可能就不是孤注一掷，但现在这个局势，只要稍微分神，就一定会失败。江婷，我不是为了保护你才出现在这里的。 我来这里，也不完全是为了你。但至少，可以让你知道，最后，不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是支持的。可，嗯，严杰，严杰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严杰。魏副局，老黄，这手机是从龚阿池身上搜出来的，我刚要做数据解析呢，突然就响了。 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打回去？你知道这号码是谁呀？你就这么打回去？万一是黑桃 K 呢？我我这就去查。查什么查？还来得及吗？手机给我。你怎么下来了？不是黑桃 K，是金钱。来短信了。为什么不接？ 杰哥，姓江的又惹事，难搞，不方便说话。等会儿回给你，抓紧。现在就提审贡阿池，我倒要看看，这个戴罪立功的电话是他自己打，还是让他同伙打。 哦，对了，严先，李局让你带江队去他那边一趟，是。 江队受委屈了，不过人多眼杂口杂，明面上还得把你铐回来，请多多见谅。我没事。明天买家王鹏飞带人上山交易，途经七曲峰，秦川会带人去云中寨接应他们。消息可靠吗？嗯，你这段时间都看到？ 听到了什么？云中寨的火力装备有多少？具体位置在哪儿？这个一会儿再说。你们省委的内线查出是谁了吗？喏，这是他的警号。居然在前十。这个警号。 不论是在省厅，还是直辖市厅局，职位都非常高了。嗯，你离开建宁后，我因为刺伤进了医院，随后这个人就派了亲信书记员监听我们的病房，从而露出了狐狸尾巴，被刘厅揪个正着。不过现在这个消息还是高度机密状态，在没有彻底端掉吴吞文少贩毒集团之前。 我们还需要利用这个内奸来向对方传递虚假消息。你放心，不只是建宁，宫州市局也一样。等行动结束后，我们会立刻对这些蛀虫实施抓捕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 地图给我。给。云中寨，离齐菊峰有三个小时的车程。家家户户都或多或少参与毒品运输。半个月前，文少从缅甸来到云中寨之后。 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安全堡垒。随后，他联系了王鹏飞的代理人老蔡。之后的事情，差不多就是老蔡传递给你们的那样。但是现在，我们还是确定不了地下工厂的具体位置，也不知道文少和王鹏飞的交易地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疑问没有得到解答，比方说。 地下工厂内的毒品数额，还有文少将简化合成配方藏在了哪里？再有，怎么？文少似乎非常急切，他应该已经非常怀疑我了，也知道警方十有八九盯上了这里，但还是宁愿冒险也要促成这笔交易，这跟毒贩的一般行为模式不符。 一般来说，越大的毒枭越不愿意惹麻烦，能让他顶风作案，地下工厂里到底藏着价值多少的蓝金？王鹏飞一人吃得下这么多毒品？几年前我在广州抓过王鹏飞手下的差价，据我观察，这种可能性很小。 那这是。李局，李局，严哥，你们在里面吗？怎么了？李局说说服了龚阿池，让他配合给方面这回电话了，但拨通后对面是黑桃 K，他指明要录，要红星 Q 接电话。电话在哪？在黄主任那儿。陆顾问，黄主任说，得尽量把通话时间拖久一点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好，我知道。 电话给我。喂，喂，江婷，嗯，你还在棋局峰附近？在。你的人说，你有话要吩咐我。 你想叮嘱什么？你嗓子哑了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，刚才在山道上吹了点凉风。他们正在灶房里给我烧热水，待会儿喝两口就好了。 消的话，我先派人下去接你，让公安室他们几个接货，好吗？行啊，不过这样的话，回去以后，金杰又有把柄能说了吧？ <laughs> 你干嘛在意他？又不是不知道他喜欢嘴贱。算了，我还是留在这里吧。 货到哪里了？你怎么不问我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工厂里，离寨子几个小时的车程。离你的话，就大概得有好一段距离了。行吧，那你是来跟我一起去接王鹏飞，还是有其他打算？我不过去了，山路不方便。 带着他们来云中寨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改变主意，让他们提前到今天上山来交易。今天来不及。是的，他们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就到齐聚峰了。你去领他们上云中寨，然后我会把工厂的具体路线发给秦川，让他带王峰飞到工厂来跟我汇合验货。 这次还是采用钱货分离的方式来办。交易完成后，我们先趁夜下山。王鹏飞他们，明天再说。来得及吗？等交易完成，怎么说也得半夜了。你再从工厂那边过来找我，然后摸黑下山。来得及。验货这种事儿，其实很快的。但是，操！定位怎么样了？ 范围能确定多少？深山老林的，根本圈不出具体地点，最后只能跟到这个半径范围内。妈的，那孙子反侦察经验也太丰富了，能掐着点在我们抓到信号前一刻挂断电话。在缅甸没少被警察追吧？ <laughs> 你想多了，在缅甸是他追警察。 江队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提前交易，但阵前变卦不是个好兆头。你们有多少精力可以布局在棋局峰和云州寨？好。陈处长，现在毒贩突然把交易提前到一个小时后，哪怕现在立刻召集人手，也实在难以安排周全。 江队，吕局，我明白。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依我看，只能将计就计。江队按文少的安排去接买家，我们的人暗中跟随，一起上云中寨。江队跟秦川交接时，争取拿到文少发出的地下工厂线路图，然后向指挥中心发信号。 只要能确定交易地址，我就跟老魏、于队亲自带队抓现场。陈初，这样安排可以吗？没问题。 <sighs> 严邪， <sighs> 是。你带人送江队去棋局峰，就地埋伏，等待王鹏飞，然后暗中护送江队上云中寨。 没问题吧？ <sighs> 没问题。武吞文少特大贩毒集团，在金三角及中缅边境活跃长达十年之久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社会危害和人民损失。这次我们警方能把他围在 S 省境内，是难得的天赐良机。你们都知道公安部。 吉斯省委对这次围剿行动非常重视，无数双眼睛正盯着咱们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这些废话也不用我多说了。无论是国家大义，还是自身利害，这一层层的关系，想必大家心里都明白。老魏，你跟余队协同当地领导，再做一次埋伏部署。我打电话给刘厅，最后通个气儿。是，时间不多了。 那就拜托你了，江队。我知道。 待会提前几百米把我放下来，免得对方怀疑。联络器带好了吧？你这一路上都确认好几次了，再摸下去耳朵要肿了。 <laughs> 你笑什么？猜 <laughs> 猜你耳朵里的联络器是哪来的？嗯， <laughs> 三春花束，二手货了，还随身带着呢。 幸运符，多有意义！帅哥怎么一个人？啊？哎你，喂，亲一个嘛？哎，你他妈！江平，监听嘘，他他把麦吞下去了。你怎么来了？ 来给你送昨天那个蓝牙耳麦的，他他竟然还能把这给拉，嗯，弄出来啊！他是怎么怎么拿到的呀？啊，从上面还是下面啊？算下面吧。什么意思？ <laughs> 洗洗过了吗？呃，这种电子设备不是不能过水的吗？你到底要不要？ 虽然恶心了点儿，啊，但我后来又用过好几次。不过我从来没嫌弃过，真的还挺讲究。我不过是把通讯器吞进嘴里，然后吐到了沙发下，再让杨梅趁没人注意的时候从卡座底下掏出来擦干净。要不然命都没了，还嫌恶心。富二代事还挺多，想什么呢？你的一切。 老公都不嫌弃，知道不？ <laughs> 以后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洗脚，不然我嫌弃你，明白吗？我操，你事怎么这么多？老公成天忙着赚钱养家，出点汗怎么了？哎，你别摸我，好好开车。 那你别总看我，再看我就把车开到沟里去了。看你怎么，看一眼就少。严哥，严哥，我们到接头地点附近了，准备放饵。知道了。哎，等等，先别下车，围巾给你。 是看一眼，少一眼，就算咱俩一块活到九十九，不也是过一天少一天吗？没毛病。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也经常看着你，在脑子里想看多少遍，就看多少遍。 活到九十九，你九十七就够了。 传说中的红星 Q，幸会幸会啊，王老板，幸会，老蔡，都见面了， <laughs> 江哥，来来来来来，上车上车，边走边说啊，好。 深山老林的，麻烦你亲自来接，怎么不多带几个人呢？黑桃 K 队手下也太不心疼了吧？黄老板，我们一直在保持联系。嗯，用这个。啊？喂，不按时，人在哪儿？ 收到。黄老板，沿途都是黑桃 K 的人，会一直护送我们到云中寨。眼见不一定为实。我以为混迹江湖多年，你应该懂。啊， <laughs> 哈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 到了，在前面停车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老板，你慢点啊！啊！等你们大半天了，这他妈冻死人的天气，干什么去了？耽误那么久。 怎么是你？啊，是我。怎么了，老板？你们认识？ <coughs> 这么多年来，秦副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，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盟友。如果曾经跟王老板打过什么交道，或者有什么误会的话，还请王老板多包涵。那……那这……那现在是？货不在这里，在工厂库房。 离村寨还有两个小时的路，接下来由我导航。路线图发过来了，得想办法把路线图弄到手，发给旅局。我们赶紧出发吧，否则天黑之前估计到不了。嗯。老蔡，走。哎。 江队，我去看看油加好了没有，咱们回头见。等等，秦川，来，你以前跟王鹏飞打过交道嗯，嗨，没有，只是抓过几个差家，可能弄过他几批货，谁知道他反应这么大。 王鹏飞这个人疑心很重，又很记仇。你待会儿在路上的时候，要尽量避免跟他直接接触，一切以平安抵达交易地点为优先。哟，江队怎么好好的吩咐起这些来了？你这听得我真是……因为刚才来的路上，我差点跟他吵起来，所以想着交代你一句。还差一点点。啊？怎么吵起来了？ 在宫州，我也跟他打过交道。有一次在抓捕现场，姓王这孙子拿手下人当替死鬼，从警察枪口下溜了。我本来不想提这事儿，但他一看到我就全身不得劲儿，所以多说了两句。原来江队也曾经失过手啊？真失手，还是故意的？真失手。王鹏飞跟文少没那么多合作关系。 跟吴吞就更没来往了，犯不着替他办事。秦哥，油已经加好了，咱们这就动身吧。行吧，江队，那就先这样。你是留在云中寨对吗？拿到了。那咱们改天再。对了，关于晚上下山撤离的安排，我还有点不清楚。什么不清楚？不能让他发现我在拿他的手机。 必须马上编个理由，怎么办？哎，秦哥，老蔡，秦哥，哎呀，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老板他犯病了，怎么办呢？您说哎，不是我们不想跟您做这笔生意，啊，可可他他到底怎么了？你们聊，我去解个手。他不愿意跟您一块儿走，老板说以前跟您有过过节。 收到，辛苦了。 几年前就中了。行了行了，也就两个小时的路，到了交易地点我就撤。他如果还唧唧歪歪的话，这笔生意别做了。啊，搞定了吗？没什么事儿。姓王的孙子墨迹。哎呀，秦哥，我有完没完？哎，行行行，那我回去再劝劝我老板吧。啊，嗨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 秦川，文少让人给老蔡打了点钱，所以他会劝醒王的安分点。你一路上别跟王鹏飞独处就行了，省得他生事。江队，嗯？你可别靠我这么近，小的还想多活几年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一条生路吧。 先走了，江哥，老大特地吩咐我们照顾好您，您去后屋歇歇吧。照顾。 好。对了，强哥，您看见池哥他们几个了吗？怎么没见跟您一道回来呀？我们分开了两辆车，他们在后头。 接个电话吧。喂。到云州寨了，冷吗？还好，不冷。累吗？也还行。那你上来吧。什么？我想你了。我想给你看个东西。 上来吧。嗯。啊，老板让我跟你们一起去交易地点。啊，上车吧。 拿瓶矿泉水。 到了，下车吧。哎呀，不愧是金三角的大老板呐！瞧瞧这地形啊，就算是条子生了千里眼也找不到啊。而且这山里的厂房也建的，跟正经工矿企业似的。 钱，真是太有钱了。过奖，不过都是些帐篷罢了。嘿， <laughs> 哎，呃，你，江婷，你可终于来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曾经下达过不准让我的手上下移动超过十公分的硬性指令？哪有？那是他们理解错了。 来，我们去那边。哎，我说，那批蓝金的货，我们离岸账户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验完货打个电话，立刻就能汇款，价格好商量。之前咱们说定的折扣啊，也不必再给了。呃，不然我再给您添这个数，怎么样？好。 为什么？嗨，这不是生意越做越大了吗？光靠进货已经供应不上了。我看这片厂房就不错啊。反正你们的生产线啊，也不打算在西南地区做下去了，不如等咱们交易完成之后啊， <laughs> 嘿嘿，您顺手啊，把这片山送给小弟当天头，行不行？这片山啊啊，行。 可是宪法规定了国家疆域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。你眼前这片山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，不是我的，怎么送给你呢？你，你，秦川，哎，阿杰带人在库房里等你们，你先跟王老板进去，抽验样品，大货等我回来再说。哎，哎，那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我跟我兄弟大半天没见了，抽根烟聊聊感情。哼，请吧，王老板。 你想给我看什么？你不是已经看到了？你的厂房……嗯，就是这个。行了，这里没人，别搂着我装什么兄弟了。江婷，要是三年前没发生那些事…… 今天咱俩是什么关系？跟现在没什么区别吧？我们不是说不再提三年前的事情了吗？那如果二十多年前，咱俩一块掉进山谷里的时候，我让你先拉了那根救生绳，我不知道文生 可能会有所不同吧，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再提也没有意义了吧？别动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当韶华逝去，青春不在，一无所有，遍体鳞伤。 你是否还会爱我，直至地老天荒？ <laughs> 你昏迷的那三年里，我经常会生出这个疑问，尤其每当在深夜里，我站在病床边，凝视着你的时候，那答案呢？吴姐。 因为我想象不出来，你知道，你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形象是什么样吗？什么样的？是我在美国刚研究出蓝鲸，准备带着它回中缅的那一面。有一天我穷极无聊，让人发了一张你的照片过来看，那是张偷拍。 你正大步流星地从公州市局的台阶上走下来，整个姿态精干利落，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牵绊住你的脚步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那张照片至今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。不论后来发生多少事，不论你杀过多少人。 都无法抹去我认知中那个江之队长的姿态，所以我无法从内心深处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因为我无法想象你不再青春韶华，不再光彩万丈。只要你存在于这里，对我来说，就永远是那个想抓我的警察。 阿杰在干什么？他杀了王鹏飞的人。他们反正都回不去了，怎么想给警方传递消息？ 是把你耳朵里的通讯器取下来，但又不想当着他们的面把你一路犒劳着，所以只能让人紧紧看着不让你有机会动他。你他妈犯什么病？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行吧，那我就来跟藏在你耳朵里的颜支队打声招呼。 那如果你是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放火烧山！妈的，算你小子走运，让你多活两年！快撤退！里面有炸弹，别进来！黄昏冷，细雨声，本一场血色交锋。 吹来的风，千疮百孔。错一步，误一生，太多人纷纷不懂。明或暗眼中，交替纵横。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。此生有我长路相随。 城市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晨昏，未背伤恶难懂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黑夜阵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踏进漫天血海中，为破灭而出生。 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山世，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晨昏未变，山河难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盖夜，阵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 多少绝美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踏进漫天血海中，为破而重生。点一盏仁慈的灯，抚慰尘世天空。 划开心中不朽的痛，前路如虹，纵让血浪翻涌，越是微笑越从容。交织的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，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光穿透了云层。晨阳出。